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义军今天穿这个很抢眼啊。都说他告诉我一个知识，说穿成蓝色的啊，这个求职对面试最最容易被录取。说白的太没有创意，黑的呢，人家可能觉得你比这个这这个面试你的那个人还要更权威，所以说穿蓝的最容易被录取。哎哎，你看看。 人家是是是是外国大学里西太平洋大学 <laughs> 学出来的是吧？西 <laughs> 太平洋大学。哎，我也给你看看一个照片，有个跟西西太平洋大大学有关的那么一个人，宇进勇，最近给判了一个十一年。哎，最近就呃好好呃最近这几天呃好几个判的，还有这个呃李某某吧，对，孟哥的维持原儿子，对，李双江的这个这个公子，嗯，真就判了十年呢。 不是说打电话去了吗？他法二二二审说是打电话去了，对，说根本他就完全全推翻了。上次说喝酒，这次说打电话去了，说打了十几分钟。嗯，我后来觉得他那个策略辩护策略是不是很很？你十几分钟那三兄弟忙得过来吗？那三兄弟攻了，那三兄弟兄弟上。 三人上完了就十几分钟，你这速速战速决啊，这个有点啊。徐老师是照这时间算的，哎，对啊，你你要他们是后来是重新推演的嘛？他们再到那个现场全部重新试过，就这样试过。我就不知道他那电话怎么，他应该说三十几分钟。我有的时候不知道哎，我真的我觉得不知道，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啊，可能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。就是说，比如说啊。 法院是这么判了，嗯啊，你百分之九十九，从法律是有程序的，按照他所认定的程序，你李某某，你肯定你就是强奸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有时候看西方的那种案子的片儿啊，我这个人老是逆向思维，对吧？我老逆向思维，我逆向思维就是说，哎，有没有万分之一的可能？嗯，他没干，他是没强奸。对，所以很多个国家要，假如那个是万分之一的话。 那东西也真挺冤的是吗？但是可能不存在我说的这个可能性。对，因为有九千九百九十九，对对，没有证据有这个。但是很多国家就是因为你说的这个理由，所以他们就没有死刑。啊，他觉得万一说我把这个人杀了，几十年以后翻出来不是他，那怎么办？所以人家就会设立一个没有死刑。哎，对，这也是就是不这个反对死刑的其中一个原因，就是说呃人类。 哪怕是你全人类合成一个法庭，你这个法庭也不是没有错的概率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而且你比如像李某某这个，他毕竟都是就是证人证言或者这个等等等等等。你知道我还有一个，哎呀，所以说我谈的这都不是法治的观点，我谈的这个，我我谈的都是直觉，我谈的都是直觉，这这这直觉是完全不能做准的啊。 你说你相信不相信？我的很多朋友，嗯，他们很相信我的直觉，我的我的洞察力。嗯，我有一次去采访一个那个，就是死刑，五五个人都判死刑，是一个一个集团的一个集团的，把一家人都杀了，然后呢就绑架杀了，然后呢，呃，五个人有一个是女的，然后呢，你知道，我采访的时候啊。 就这个女的就哭啊！这个女的说：“我最爱看《锵锵三人行》了。 <laughs> ”哭，所以作案了。我怎么看这个女的不太像个杀人的？你知道吗？爱看《锵锵三人行》的好人。他， <laughs> 你是他，只要人家说他的节目，他就起善心，还来直觉呢。你这你就是那位主持人。你你你。哎，但是你知道那几个死刑的那那那几个男的，逐我逐个采访他们哈，他们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哎。 面就是，我就觉得像是情感缺失一样，就是完全脸上没有表情，都是木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可是有一个这个这个男的啊，他就是两个两个啊，瞟了这个女的一眼。其实是什么呢？这个女的啊是用来那个就是呃下那个诱饵的，下诱饵的这么一个人。但是呢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在这两个男的，就他们这个交错而过呀，他们交错而过，因为这个女的说呀，她没杀人。 是他们把他给弄进去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，他们交错而过的时候，那两个男的这么瞥了一下。哎呀，你说这当然这不能作为呈堂证供，但是我当时心如电闪呐，我那个直觉就是，这四个是合起伙来把这个女的给拖进来的。哦，这四就其他四个，就是说。 你是没有直接参与这个杀人，那我们一起把，但是这事儿只有我们，我们一起把你拖进来，就所谓同案，就是当然你说这个法律要按我这么判，那就乱了。但后来呢？后来你怎么知道的？但很多电影就像你，但你你怎么知道是他们把他拖进来的？我就从这个眼神。就是说你也没有得到证实。我当然没有，就是我就是说有有有些，但不是，但这就像我说的，有些时候有没有一种一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？嗯。 有的时候，法庭判，毕竟没人看见，咱就包括说李某某这个，毕竟没人，就是这都是说呀。有的时候，同伙之间也可能有复杂的心理，就是说，哎，你也别想跑，或者甚至于说，当年这个朱德的孙子，怎么就给好像是判判了死刑？ 这这就是说，那个时候说说什么呢？就是跟女的睡觉多了点儿，都在一个小楼跟女的睡觉多。那个时候就是流流氓啊，严打呀，就就判死判死刑。当时有一种说法，就是他们是一伙儿，什么流氓团伙或者其他的人都觉得他是朱德的孙子，所以啊，咱们就都往他身上推。嗯，呃，他肯定免死金牌，免免死，他肯定没事就都往他身上推。嗯，所以我说这个司法里头各种。 复杂的情况都有，但是咱们还是要相信法法律，对 <laughs> 吧？相信法院。嗯。所以你入错行了，你应该去做这个侦探，因为你对比较有深刻的洞察。就电电火水光之间，他做侦探的时候，没人跟他讲。 <laughs> 我看你的三人行，他那个雷光电闪就没了。 <laughs> 再再加两个字儿，侦探小说。侦探小说，我比较适合干这一行。哎，我而且我想，我适合打假吗？这要看看这个方舟子，对吗？ 呃，这个方舟子最近打假那个谁，呃，林志 <laughs> <laughs> 林志颖，不是林志玲， <laughs> 林志玲有有林志玲有没有值得打假的地方？哎呦，好像也被人说过吧，就人家说她是不是有人造啊，还是全部是天然？这那，我想每一个女就是。 女明星都被人给怀疑过吗？嗯，好像林志玲还好，所以她没去参加跳水比赛，是吧？哈哈哈是是包啊！哎，那林志颖呢？你们觉得林志颖应该是没有整过容的吧？林志颖应该没有吧？从你看，是我上中学的时候，女生们共同追的。 这一个时代，当然我个人没有追他演什么？看，看看像，他不是演，他是唱歌那时候。看看你的十六岁的花季嘛，你晓得？你晓得没有？就这么个小男孩，他现在已经四十五十多岁了吧？从哪有哪有五十多岁？他多少岁是了？从我十六岁的时候，他也十六岁吧？我想是好好像。我还林林志颖比我小是吗？应该比你小。四十多岁吗？我闹不清啊。逆逆生长，这是他的网站说他的生科生物科技团队研发这种胶原蛋白。 呃，就等于啊，方舟子就是说，这个呃早这个这个这个早就说了，媒体还是中央电视台都说过了，就说胶原胶胶原蛋白这个东西是个神话，是吧？他说这个林志颖自己有份儿的参加的参与的这个公司，然后生产的这种所谓不老饮品啊，就他自己在他的网站上打这个广告，说想知道什么逆我我逆生长的秘密吗？ 哎，我正在研究，等等等等。我跟你讲，以前人家说过这个明星做广告有没有用哈？我以前，呃，理性上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大道理嘛。有时候我看到几个大哥级的老做广告，我烦都烦死了。可这次啊，我真体会到有用，因为我搞错，我不知道这个林志颖，我以为是林志炫。 啊，那个就是那个我是歌手的那个， <laughs> 那个是我很喜欢那个歌手，所以我一看这个消息哈，我一晃到一眼啊，我想方舟子跟我我因为这几个人名字差不多嘛，搞不清楚，我立刻就不喜欢方舟子，我觉得这个乱打，因为我喜欢这个唱歌的这个林志炫，对对对对，等到后来一看照片，发现不是林志炫，我觉得方舟子打得好，打的好，所以以以个人的心理证明啊，我觉得。 这种事情，又明星一参与哦，我们不查理性的。那大家这么说？易君，易君现在就不喜欢方舟子了？不不不是不是。首先，我那个年代我也没有追过林志颖，我一直是练大叔型的，不喜欢林志颖。然后 <laughs> 他现在是大叔的岁数了，不过他逆生长。了。但是我跟这个这个方舟子倒是有过一面，像你刚才说那种电火时光见过一面，就几秒钟。我当时一个反应就哟，这个人长得奇人异相。 啊，他脑门特别大，你知道，这个人就是给人感觉不太一样，跟他跟一般人不一样。然后我看这个整件事情，我就把他们俩这个形象放在一起看，觉得特别好玩。就林志颖呢是那种以这个这个美男著称的，对吧？就这个美，奶油蛋糕。哎，而且他现在卖的就是他这个美。哎。而这个方舟子呢，他呢是以这个就是他要去打假嘛，他以自己这个真。 以这个干净来来说的，那么其实他自己以前也被人家那个质疑过，你打假，但是也有人说过他什么有的那个那个论文是这个造假，或还就还有说他老呃就还有说他什么国籍是美国这那这那，说他老婆的那个论文也造假等等，凡有过这样的说法。 然后你把这两个人放在一块儿呢，我觉得我就想到《菜根谭》里面，他就有一句话叫“我不夸颜，谁能丑我？我不夸洁，谁能污我？我不夸我自己漂亮，谁会来说我丑？” 我不夸我自己干净，谁会笑我来泼污水？所以这两个人呢，第一个是夸自己年轻漂亮，结果被人家来说你是假的；另外一个夸自己我经常打假，我干净，也被人家泼脏水。所以两个人其实犯了同一个错误。我还以为你想说这两个是长得丑的嫉妒长得好看的，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当然，这个林志颖也会有林志颖的这个，哎，我老想说成林志玲，他们是不是一家子？ 林志炫、林志颖、林志玲 <laughs> 这一家都是卖卖卖卖，是是这个台湾的林氏家族啊，林志林志家族，林志家族 <laughs> 卖汽车的。但是我只喜欢林志炫啊，林志炫啊，我只喜欢林志玲， <laughs> 剩下那个我也不要。方舟子要，哎，咱们跟方老师啊，也要学习一下这个科普知识哈，就是说，我觉得他有些他说呀，事实上。 方舟子表示，胶原蛋白，因为他说林志颖在网上宣称胶原蛋白含有特有氨基酸，而且该公司产品把胶原蛋白分解为小分子结构。其实我经常在宣传词上见到这种，这小分子结构啊，人体就能够吸收。对此，方舟子表示，事实上，胶原蛋白不仅不含有特有氨基酸，反而比普通蛋白质还少了两种氨基酸，是营养价值比较差的不完全蛋白质。说。 这个有人惊讶于中老年娱乐明星的童颜，他说：“啊，方舟子说呀，如果不是化妆画出来的，就是拉皮儿打肉毒素整出来的。世界上不存在逆逆生长，如果有人声称发现了逆生长的秘密，先去拿一个诺贝尔医学奖再说。”嗯，那有个电影讲的是逆生长啊，那个 Benjamin 的那个传奇，他就是他一出生是老头儿，慢慢慢慢。哎，那是文学，这是科幻。我或者方舟子有这样那样的缺点。 不去讲他，嗯，但我觉得我们的网络上，我们真的希望有多一些像他这样的人。我觉得我们现在，他们据说要控制网络，要把网络搞得晴朗的天嘛。据说现在舆情调控师啊，有多少多少万那个？有这么一个专业？哎，舆情调控师。哎，舆情呃调控师，发发发发职称的，有认证的，那他们引导舆论嘛。 调控哎，他就是他让群众怎么聊就能让群众怎么聊吗？对，你你没有看到过现在很多新闻一出来以后，你去看下面的那个那个跟帖啊啊，前面几条，前面很多条都跟社论一样内容的哦，坚决支持，一片光明，大快人心，喜大普奔等等等等等等，就是制造正面能量嘛对吧？当然下面的这个有一些。 这个不怀好意的人说他们是引导群众，引导群众，引导群众。你接着说，对。但是这些人那么多数量，但像方舟子这样的人为什么少呢？我就觉得这个才应该有个多少个万，因为我那不也乱了？他这个很多，就很多事情，你这个标准你在哪里？你说你打假，你有一套的这个标准，但是很多时候，就你看他那时候他打那个韩寒。 这个事情搞了这么多名人都加入进来辩论了这么久，最后也没有一个结果，其实也没有说也没有说出来它到底是真假。那就是因为方舟子太少啊！你看，要是我们现在网络上有一百个、一千个方舟子的话，那就不会是跟一个韩寒两个人一直较劲，或下面有批水军，双双方打来打去。 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知道现在不是说要清理网络谣言吗？我最近还到中山大学做过演讲，他们专门叫我讲谣言。我为此就去查了网络上最流行的谣言。嗯，比方说第一个谣言就是说，不显示号码的来电，你要一接呢，你的手机就。 坏掉了。嗯，第二个说快递公司有你的包裹，不知道地址的是骗你下楼，什么一万五转三个残废人，说你你手里有残废人啊， <laughs> 可以有钱可以转卖。还有一个说是火葬场的那个尸体的油啊，尸油啊，煮螺蛳粉啊，在什么地方卖？听说过。还有说鸡蛋袭击车窗前啊是不能擦，说这个擦了以后啊，你的车就就就完蛋了，什么？ 等等了，前面十个还大盘机会，我发现这些主要流通非常大的谣言哈，一个规律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的安全有关，但是都是常识性的东西。嗯，那么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人义务也好，专业也好，会有一些专门的栏来澄清这些东西呢？ 我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要很多方舟子就做这样的事情，你明白没有？比方说，这里边有些我我一下子判断，我就觉得我不会听。但是你说鸡蛋打上来不能雨刷，我倒也想一想，哎，这个事情没碰到过。是那种假鸡蛋吗？打就破。不不是不是 <laughs> 不是，我觉得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？我想说，就是其实，在网络有网络之前就有谣言了。对。 说那个时候是那个是五十年代的时候，中国从古至今就有对，特流行说什么打鸡血啊，这那，然后说那个苏联人过来要取要取你的这个这个手臂啊，什么什么等等啊，反正就这个谣言特别多，而就而且造成的恐慌不比这个现在要少。就是您刚才说的，人们特别缺乏常识，对对吧？然后那为什么网络上不会有一些专门的？你知道，我我我我觉得他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啊，这个女人容易受骗。 就是为什么光是女人呢？老人男人也，不是男人也有。对，现在带的这些爱美的，就是追林志颖的这些男人们也裹挟进去了。其实要照我看，整个的这个化妆品，这个全世界，这倒化妆品、美容品、保健品，这个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产业，忽悠的这个妇女看了电视就去买的这些东西，什么美白呀，或者什么什么，它全部，我跟你说，它全都是一个可疑的科学背景。 对你在这个意义上讲，美国西方也一样。你们那些大美容品公司啊，什么就是脸怎么就能抹抹就能白呢？这个背后啊，说是啊，呃，消除皱纹，那不也是吗？ 就我连男士有人那个广美送给我说你擦一擦， <laughs> 我我到现在没用。我我我我我那天试着用了一下，我一看哈里边二十多个那个就是化学分子式的名字，嗯，然后他说呢，你洗了脸之后，反正你就往这个眼角这擦，嗯，蹭蹭蹭蹭蹭蹭，还是有点磨砂。我就觉得吧，这些所有的东西啊，我不相信医院的医生会推荐你使用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是你知道在医学科学。 和这个这个这个之外啊，存在着一个一个话语场，这个话语场就是这些国际的美容化妆品产业立足的基础。就是你很可疑，你不是西，你不是药物，你是保包包括吃维生素，呃，吃那么多叫叫什么呢？优斯安娜呀，什么什么那说深海鱼油啊，就那。但是你知道。 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。不是所有的广告它都是谎言啊！所有的广告最大的一个效果就在于你看到它的时候，你认为自己会跟它一样。那么，而且我觉得像爱美，现在导演说要去广告， <laughs> 听听谎言，所有的广告，听听谎言吧。所有的广告都是谎言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你看我身边的人，就包括这个发型师啊什么的，我都不好意思说。他老是说这种，你知道吧？就甚至也老给我东西吃啊。你知道，就有些什么理论啊？就什么酸性。前一阵儿，这个媒体已经公开就说了几大这种谎言，多少人都裹挟在里边儿，说这个酸性体质。 碱性体质，吃什么就能增加你身体里的酸性，吃什么都改变你身体里的碱性，然后碱性怎么就是好的？还有那种叫什么呃呃什么自由基啊、抗氧化剂啊，就是能够延缓衰老啊，治呃甚至癌症都能够慢慢的缩小啊，以至于消失啊。那么多的人就信这些个，就当成那个科学理论一样在交谈，你不觉得这个好像是那个宗教一样吗？就关键在于你信不信了。 编织给你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前景，然后你就是你会不会信他？而且我发现他往往是在人特别虚弱的时候，你会特别容易信。就比如说我平时都不会相信这些东西抹了会怎么样，但是我今天如果状态特别不好，我没睡好觉，我可能哎呀不行，我要去喝一点什么什么蛋白这那这那，对吧？或者是你觉得哎现在因为我们。 现在这样一个时代，大家对于形象的追求就是越来越完美，越就是要求越来越高。然后当你看到哎别人可以那样的时候，我是不是也要在赶超？就当你对自己没信心、特别虚弱的时候，就特别容易去相信别人给你去描绘的那一幅前景。不，但是人的性啊是有个过程的。你一个不熟悉的东西，开始人是不信的，它是需要有一个中介环节。比方说我中间有一个我熟悉的明星。 这个明星我很相信他，我很崇拜他，因此他拿的东西我信了。你到店里边去，那个店很有名的店啊，你兰卡福或你什么店，我是因为相信你这个店，你这个东西摆在很好的柜台上，我相信了，对不对？网那个那个呃书啊杂志也是这样，你一般的印章小报我不信哦，你《New York Time，你《纽约客》哦，它上面说什么胶原蛋白，我信了。 人对于一个不熟悉的东西，不管它的商业利益、政治目标，我们是靠很多中介在传递。嗯，可是你知道现在的危险，现在的新情况是什么？我们现在有了微博，我们现在有了网购。中国现在有四个世界第一：人口世界第一，高铁世界第一，微博用量世界第一，网购世界第一。你知道网购跟微博有个共同点，它就是两点之间直线最近。 省掉了很多的中介环节，你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？就是说，你本来你发一个消息，你要经过编辑、报往下说、下说，那么那么就是因为这些中介环节去掉了以后，所以我想回答他的问题，就是谣言包括这些信息在微博上的力量就就这。 怎么来说，接收者是特别的 vulnerable，呃，就特别的弱了。我说的是另一个问题，我说的意思啊，就是说这个林志颖啊，也有可能是无心无心之失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全民族的这么一个不科学的背景。比如说，我都听人说，你比如跟一个明星说你做广告吧，我们这个改善。接着为您播出《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》。